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五十四集。云梦寒没有留意到叶崇玉眸底的冷意，他顿了顿，声音细若蚊蝇说：“不过。” 我们在大荒见到了天帝陛下，林清霄。叶重玉所有注意力立刻转移。他听到林清霄去了大荒，眉心本能的跳了跳。他去那里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巫族大祭司说道：“他身边还有一个女子，看样子和他关系匪浅。我总觉得这两人别有所图。” 叶崇玉低头，掩住眸底的忌惮。林清霄竟然去了大荒，还找到了巫族村子，这是不是代表林清霄知道什么了？而且他身边竟然真的有一个女子。剑魂在云梦寒回来之前说了天道的事，紧接着云梦寒就传来林清霄身边有女子，他们两拨人没有机会实现串通，那么可见剑魂所说的事都是真的了。 天道归位，还率先被林清霄带走。虽然我讨厌林清霄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林清霄那副皮相还是很好看的。若是林清霄仗着那副皮相图谋不轨，让天道先入为主，那局势就对我魔界很是不利了。叶崇于心里暗骂：“难怪林清霄突然消失了，我还真以为林清霄转了性。” 原来他林清霄只是看到了更大的利益。叶崇玉这时候无比后悔自己已经成了婚，早知如此，当初不该为了男人的虚荣心，为了在女人方面打败林清霄而和云梦寒完婚。有云梦寒在，想要争取天道，凭空增添了许多难度。叶崇玉眼睛中闪过许多算计，等再抬头时，一切都归于平静。 叶崇玉一副深情丈夫口吻对云梦涵说：“你回来就好，这一路上你辛苦了，快回去歇着吧，等晚上本尊再去看你。”云梦涵脸上顿时绽放出笑容，甜甜蜜蜜地走了。等云梦涵走后，巫族大祭司再无顾忌，彻底沉了脸，对叶崇玉说道：“她是个好姑娘，一心一意爱着你，还为你失去了一个孩子。” 你要好生珍惜她，勿要三心二意，再伤害云姑娘，你该叫她王妃。叶崇玉冷冷的说：“这些琐事随后再谈，本尊另有正事。”来人，传红莲妖王和凤凰太子来。什么？风雨晨太过吃惊，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天道被林青霄劫持了？没错。叶崇玉一脸沉痛。 天道现世时无声无息，本尊一时疏忽，竟致使天道遇到这么大的危险。天道初来乍到，懵懂无知，被林青霄抢先一步带走。他这段时间不在前线，就是因为此事。本尊身为魔尊，绝对不能坐视天道被林青霄那等道貌岸然之辈欺骗。你们有谁愿意随本尊前去营救天道？这可不是小事儿。风雨尘莽撞又热血。 体内时刻充满了使用不完的正义感，他立刻响应。巫族本来就保持着远古祭祀神灵的传统，巫族大祭司听到世间最后一个神灵有难，顿觉责无旁贷。红莲妖王和其他两人不一样，他是老油条，可不会任由叶崇玉煽动。对于叶崇玉的话，红莲妖王只信一半。红莲妖王掂量了一下真假，问。 六界并无异动，你如何确定那是天道？叶崇玉看向红莲妖王，目光中隐含深意。林清霄在开战前夕突然离开前线，而且陪着一个女子，出现在极东之地大荒，这还不够铁证吗？拿林清霄做证据，说服力十足。红莲妖王想了想，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说法。他又问：“天道因何而生？” 又是因何而胜？他是否会插手六界诸事？神灵之心难以揣测。不过，叶宠玉转了话锋说：“若是任由凌青霄带着他耳濡目染，他恐怕会偏向凌青霄。”话说到这里已经足够了。红莲妖王了然，唰的一声合上扇子说：“救援天道，吾辈之责，我愿意略尽薄力。” 立场已经统一，接下来就是如何执行的事情了。叶崇玉想了想，颇为头疼，问： <sighs> “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克制林清霄想从林清霄手里抢人，嗯，就很难。”众人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一阵尴尬的寂静后，巫族大祭司缓慢开口：“我或许有一个办法。”众人立刻将视线调转到他身上。 什么办法？巫族大祭司看着有些犹豫，他似乎下定了很大决心，才说：“巫族世代守护着一个秘密，那就是女娲娘娘为了保护后人，曾给世界留下神器。只不过族长三令五申，不到必要时刻，任何人不得动用。不过如今巫族已经覆灭，天道也被暴君挟持，想来已经到了必要时刻。” 再不动用神器，恐功名不复。女娲留下的东西。叶崇玉的眼睛一下子变亮，他没有流露出来，依然不动声色。神器在何处？巫族沉默良久，抬头说：“我可以交出我族世世代代守护的神器，但是你须得保证，为我族无辜受戮的族人报仇。” 红莲妖王唇边似乎划过笑意，叶崇玉一口应承说：“这是自然，我在此立誓，一定会找出杀害巫族全族的真凶。”神器在哪儿？巫族大祭司终于放了心，说：“在冥界。”七月十五是凡间的鬼节，凡人认为七月鬼门开，七月十五到达巅峰。 逝去的亲人会在这几天回到阳间，所以凡人大兴土木，家家户户烧纸祭奠。最开始这是个祭奠先祖、悼念亡人的节日，后来娱乐性质越来越重，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庆典。鬼节嬉闹的性质已经高于纪念，凡人甚至会故意戴上一些鬼怪面具去街上吓人。鬼节当天，街上人山人海。 妖魔鬼怪齐出，极其热闹。洛寒和林青霄走在喧闹的街道上，看着一个半大少年叼着糖葫芦跑，不小心撞到一个人身上。他抬头看到对方的样子，哈哈大笑：“ <laughs> 你这个面具稀奇，就和真的一样，搁哪买的？我也去弄一个。”还有一家三口出行。 孩子骑在父亲脖梗上，嚷嚷着要去看杂耍。一家人站着看了一会儿，丈夫对妻子说：“哎呦，这个杂技班砍头做的真像啊，就和真的血流出来了一样。”一个书生在一排灯笼下偶遇佳人，他魂牵梦萦，壮着胆子上前说：“姑娘留步，敢问姑娘芳龄几许，家住何方，可否婚配？” 被搭讪的女子娇羞一笑，用团扇遮住脸，说：“小女年方十六，家住姑苏。若是郎君有意，可去吴家提亲。”他的影子映在背后的屏风上，赫然是一具骷髅。洛寒沉默良久，低声问林清霄。你说他们知道这些是真的鬼吗？” 洛寒和林清霄为了不引起轰动，出门时已经特意敛去身上气息，从外面看如同凡人一般。林清霄看着四周这副人鬼共存的荒诞景象，说：“不知者不畏，不知者不忧。他们一无所知，反倒是好事。这样至少还能沉浸于庆典，安心享乐。”洛寒感叹：“凡人以鬼切为乐。” 甚至故意做出种种怪诞之象，以惊悚奇异为美。殊不知，真正的鬼就混在他们其中。中原十五鬼门大开，百鬼夜行，生人勿近。林清霄说：“鬼门已开，至七月三十彻底关闭。我们有半个月的时间，走吧。”洛寒点头。他们此行是为了进冥界找东西。 不是当真留在凡间寻欢作乐。七月是阴阳交融的月份，七月初一鬼门慢慢打开，到十四完全开放，都过了十五就任由阴阳两界通行。洛寒和林青霄在杜朔山等到七月十五，就是为了等鬼门大开、开放阴阳路的这一刻。引渡亡魂入冥界的是忘川河。 所以，洛涵和林清霄这次进入冥界，也要经由水路从忘川河进入。洛涵和林清霄走到河边，十五这几日摆船的人也不是凡人。艄公坐在船头唱歌，听到有生意上门，不经意地回头扫了一眼。他原本并不放在心上，等看到林清霄身上的光，稍公微微一怔，立刻正容。 不知这位尊者有何吩咐啊？林青霄隐没了自己的修为和身份，引渡烧宫看不出林青霄是天帝，但是林青霄身上的龙气却掩盖不住。别的不说，仅说龙族这个身份，就足够让六界中人打起精神了。林青霄说：“我欲入冥界，请烧公引路。”听到林青霄的话，烧公脸色微变，说。 尊者，老夫不得不提醒你一句：天下按种族分六界，但是按生死只分阴阳两界。阴间规则和阳间不同，即便是天上尊者入了阴间，一样被生死令束缚。您可想好了？林青霄神情变都不变，淡漠道：“我知道。带路吧。”少公见林青霄心意已决，不再劝说。 撑着长长的篙，让小船掉了个头，供客人上船。船身摇摇晃晃，但是这点程度的颠簸对洛寒和林青霄来说不算什么。他们两人坐好，很快船就开动了。洛寒坐在船上，离水面极近，仿佛一伸手就能咬到流水。林青霄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说：“这条河通忘川。” 水里极可能有些不明不白的东西，最好不要碰。林青霄话才刚说完，船舱就忽然磕到什么东西，一只修长白皙的胳膊从水中伸出来，柔柔的握上船沿儿。公子这话，奴家不爱听。水里有些什么不明不白的东西呀？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